闲言碎语不要讲。紧接着，武松大闹南监房。武松说：“呵，真巧，干什么都有同行啊！你杀了几个？我杀了奸夫和淫妇。问了个从军到这方，前天从军来到的。大老爷立刻坐了堂。我听说上边公文下来了，给我个地界还家乡。” 哎，武松说：“你这个二就算完了，怎么又蹦到这儿了？嗨，到阎里也该我倒霉呀！碰上了催命鬼和活阎王，他们俩关在南监里，他们俩总管南监房，问我来要规矩礼儿，我要的没钱溜溜光。他们说：‘哦，你又是山东来的充军汉，不给钱呢，就把你蹦到地蹦上。’” 哦，武松说：“催命鬼，活阎王，两个箭头。”对，他在哪？给我说说。哎，他们俩呀，跟犯人要了钱呢，就到外边喝酒，不打在这儿。哎，你是刚来的吧？啊，刚到。哎，那你小心点吧。只要一有新犯人来呀，他们随后准到，找你要规矩礼儿。武松就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，我等的就是这一场催命鬼。” 霍阎王，南间敢找我武二郎吗？南间来找武老二，我叫你尝尝铁巴掌。武松这里正发狠，大街上有人把话讲，叫声兄弟快点走。南间里找找武二郎，他今天早上来到的，老爷把他押监房。咱去找武松要银子，一到街上喝四两。要有银子还罢了，没银子叫他受受伤。 火阎王一边说着，治运气，手拿着枣木杠子支点量，枣木杠足够一掐粗，足足的能有八尺长，当中间扎着个铁箍子，两头还按着铜铃铛。两个人来到了家门口，开门，看门的照着外边一打量，咕噜咣当门开吧，走进来崔明贵和火阎王，崔明贵近前一伸手，找火阎王。 一个劲儿的拽衣裳，我说哥啊，我听说武松精娘刚上打过虎，阳谷县里独头党，对付这个人非小可呀，咱们要软硬彪悍都用上。火阎王就说拉倒吧，你怕死别到南监房，我自己去。我哎，哥，咱是干什么的？关键的。 还是的，正因为如此，这个事儿不能明出大卖的找他，那岂不落个一世压人吗？老爷知道了也不好交代，闹不好啊还得治咱个罪儿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依我说呀，好办，先抓准他个错儿，再要规矩理儿，多着点要，他有多少，全要过来。那行，那你就来硬的，我来软的。 你给我兜着，我给你搂着，先把银子要过来再说。霍阎王一听，哎，也对，只要弄到银子，心里就踏实。嗯，对，就这么办了。霍阎王把枣木杠子往怀里一揽，他把帽子一歪，仰脸看这个天，两腿一晃，就这个劲儿。就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我说崔明贵。 我喝了半斤，正好你说再来二两，凑个十全十美。今天我就多喝了二两，多喝了二两，说话就没准了。听说来了个吴二小，老爷把他押到监里来了，要明白的赶快来见见。你不要装傻充愣，别仗着当过族头。我讲朋友，我这杠子可不讲交情。吴二小在哪儿啊？来见见。这个时候。 他们一进监，监里是鸦雀无声。他们讲的这些话呀，监里的人都听见了。武松是连听带看，一见催命鬼，身高九尺，脸上是黑一道、白一道，是个花脸的；一看火阎王，身高八尺，那张黑脸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光。武松心里想：这是干什么呀？哦，这是给我敲山震虎啊！ 不给你个厉害，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。武松想到这儿，一声大喊：“武松道，说别找了，恁爷爷我在这一方。”这两个小子猛一愣，上下打量武二郎，呦，心安想在孟州城。 头一个就属崔明贵儿的个子大，第二个就是火阎王。今天看到吴老二，他比俺俩长得长。崔明贵儿眼珠团团的转呢，一拽旁边的火阎王，我说伙计，你快躲一边吧，你啊，你这个说话不在行。 五二哥，阳谷县里当都头，咱在此地把差当，走遍天下十三省，六扇门里是同行，二哥武松是朋友，你不该喝多了就能撂倒枪。呃，醉生二哥别生气，呃，面子都在我身上。二哥呀，你知道这南间里边可有规矩，进监来规矩人都得先交上。这武松闻听心暗想：和这俩人。 软硬彪悍用的强啊！我把哪个熊回去了？这一个家做好人就围上。好嘞我把你们两个拢近着点再揍你们，跟监里男友出出气。武松说：“我可不吃敲山震虎那一套。你这个说话比他强。我知道南监里都要没包规矩理儿。你说出价钱，我付上。”崔明贵一下油门儿，弄到手里才是钱呢啊！ 二哥，你懂啊？武松说：“当然懂了。哎，有几句俗话，大概你也知道哦哎，武松想：“我说我懂了，他怎么还给我绕脖子？”哦哦，他要给我绕脖子，那我得气气他。哦，有什么俗话呀？你说说。哎，你知道靠山吧？靠。哦，武松心想：“这是拿话套我呀。我要说知道，那他就说了靠山吃柴。他要再问。” 靠河呢，那我就得说吃水；他又该问了，看见呢，那我就得说看见吃柴。那你既然懂得这个，拿点规矩理儿吧。那他这是套我，绕我。哦，好，我给你别扭着来。武松说：“这个我懂，靠山啃石头。”哎，啊啊啊！那那靠河呢？喝水呀？看见呢？ 啃坚强，啃那就算了吧你，闹了半天你是老头儿嘴巴下搁尺子，怎么讲？你两胡子你靠山吃柴，大点柴花到长街去卖，卖了钱买柴地米养家糊口，这就叫靠山吃柴。你说啃石头，谁的牙那么硬啊？啃石头能啃饱了吗？靠河吃水。 也就是有过河口的，到卡子上边报税就吃这个税。你说靠河喝水。 那不靠喝井水不一样喝吧？看见吃差，你说看见啃坚强谁没事啃坚强啊？常言说，衙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没钱别进来。这衙门口啊，处处得要门包规矩理儿。南间里边儿没公事啊，都出在罪人他们身上。灯油喜片儿都得要，一早一晚要灯光。打灯油买席子都出在罪人他。 们身上，你别管多少，拿点钱吧，别叫大伙儿甩闲枪。武松说：“哦，这就叫门包规矩哩。”说了半天，你是问我要钱呐？啊， <laughs> 对对了，你拿点钱吧。哎，再来了犯人呢，你就不要拿了。武松说：“好，我一下子都给你，要多少？”火阎王说：“别人呢，要一下子包了是二百四。” 念你在阳谷县里当过都头，咱们是一家人呐，留点面子，你给二百。武松说是二百什么呀？是二百皮钱呐，还是二百大钱呐？是二百串呐，还是二百吊啊？是二百两银子，还是二百两金子？这黄阎王一听，心说听口气有钱，还不少呢。对呀，他阳谷县里当都头，经阳刚大户的人物，充军来孟州，谁不送盘缠？ 都要出来，要光了钱，我再揍他。想到此，忙说：“啊，二百两金子，那当然最好。银子嘛，也凑合。”武松说：“那我的摸摸够不够？”武松要的摸一把，不够了。我摸着能够一百两。一火阎王一听，一百两也不少啊。 啊，哎，一百八十不要紧，拿出来，大伙都望望。武松腰里有身手，我摸着不到五十两，我五十六十的拿出来，你不拿银子光嚷嚷。武松腰里有身手，我摸着还剩十来两，这呀，你越摸越少啊！你要再摸就没了。哎，武松说：“你这个嘴还真灵，我要了没钱溜溜光。”喂。 哦，真没了！武松说：“别着急，没有银子，有票子。”这武松腰里头拽出来票子两大张。崔明贵一想，对呀，在阳谷县他存的银子太多，路上不好带，打了孟州的兑票了。哎，二哥，这是谁家的兑票啊？都给俺，就算俺的啦。 武松道：“说都给你，你们两个去商量。 <laughs> 哎，二哥，这里就甭管了。自古来就是我们俩一人一半。好汉武松递过去，崔明贵接过来一大量，九条六是光板无毛的大皮袄，大大皮袄，还有两个裤，两个褂，是一床单被，一个蚊帐。” 九标六党在阳谷县的东门里，下生的党在孟州北门上被熬党票啊。 武松说：“对了，好票子还能交给你吗？你给俺当票干什么？”武松说：“我把当票交给你，你们两个外边去商量。你俺商量什么呀？谁拿本，谁拿利儿？快给恁二爷说一声。啊，冷了我得穿皮袄，热了我得挂蚊帐。不火眼王金钱一伸手，把个催命棍拽的直晃荡。你过来吧，哎，武松，你是白面不吃香黑的。” 我摸一摸，你几个脑袋在肩上？你在阳谷杀了人，从军来到了孟州堂。你闻名打听访一方孟州的谁人不知活阎王？原以为你乖乖掏出规矩理一杯狗香梅花浆没想到你是个贱脾气。我叫你死到南间房，武松闻听哈哈笑，哈哈哈哈笑哎。 <laughs> 你二爷心中早凉堂，你在孟州行霸道，抱不平，二爷才给你闹饥荒。我武松来的南千里。 今天要跟你改改唱，往日里别人给你规矩脸儿啊，今日里亲规矩脸儿你给我送上，牙崩半个说不送啊，还不定是谁死在南间房。呀呀火阎王气的眼瞪圆了，把两条胳膊云力量，枣木杠子往上举，对准武松他的顶梁，好汉武松一用气，咔嚓嚓，枣木杠子两分掌耶，赔了本了。崔明贵倒说赔了本了，那武松胡啦了个头皮开了枪，耶。 孟州的凉饭不算贵呀，你们是吃的比谷产糟糠吗？你要打使点劲儿，为什么净给二爷快痒痒？快！崔明贵说霍阎王，你怎么给他快痒痒啊？哎啊！我给他快痒痒，你没看见吗？这杠子都两半截了，那他那个头怎么那么硬啊？不是肉的吧？不一边去！活人头能是石头的吗？他会气功，练的那叫油锤灌顶。哦。 怎么说不怕砸了？那可不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有办法，你瞧着这小子把杠子调过头来一瞪眼，他照着武松一晃荡，恶狠狠地往下打，嗖的一声，正走到武松大腿上，武松疼的一声喊：“哎呦呦！你这是干的哪一桩？我给你个打腕的上头打下头，起名就叫两头忙。”两武松说什么？两头忙。 你要打到我致命处，不把我打死了吗？这崔明贵说打死白打。哦，武松说那要是老爷给你要人呢？哎，就说得霍乱病死了。给你说吧，哪一年都死几十口子，都是白死。武松说见了死人是不偿命喽那是当然了。好，我跟你玩玩又何妨？崔明贵说怎么个玩法？武松说我要揍你们俩。揍。 你敢？没听说过？你们犯人都是我们手里的行货，我们爱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。你问问你们家里这些男友，哪一个没叫我打过？武松说：“对了，我就是给他们报报仇、出出气儿。嘿， <laughs> 你三大件都带着，你还都威风。” 哦，这个我说带我就带，我要说不带带不长，周松火火啦啦好几趟，肘子四梢有力量，嘿，脚底下蹬开了一挂，咔嚓嚓，大王靠子两分掌，他抓住脖圈和脖锁。 好意思，猛虎开了枪，这两个小子吓傻了，哆里哆嗦筛了糠。这武松趁手抓过了崔明棍，这只手抓过了火阎王。我不打你不骂你，叫你们喝尝念经碰光光，包包里包碰一下，俩小子滴滴答答淌血浆。这武松一下摁到崔明棍上边压到火阎王，使了个张飞大片马，他坐这个脑袋揍爹娘。武松说：“我一劈锤揍了你们俩，火阎王上边叫了娘了。”崔。 明棍道：“说你别闹钟。”霍阎王说：“我在上边疼的慌啊！好汉爷爷别打了，我今天后边受了伤。”武松说：“要叫二爷饶了你，你们得答应我十三庄。你只要不把俺来打，十件八件俺承当。头一样，南监里这些罪犯，每人每都用甘草搭上铺，别叫朝气气的慌。这啊，哪有那么多甘草？” 武松说：“没有啊，没有，我用皮锤夯。哎，有有有有有。第二样，这监里每天扫一遍，还得给我打扫御神堂，御神堂扫一遍。啊，我在那里歇歇凉。哎，行行行。第三样，事儿不大，你们俩给我抬来一张床。哎，这哎，好好好。好汉武松一抬腿，俩小子啪嚓起来踩了脚。俩小子一跑不好了，武松又惹下祸一场。”